时间十一点零八分，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民养课》节目，我是室外。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杜世新医师，医师早安。 石伟，呃，各位听众，大家早啊！天气冷了。 <laughs> 对啊，我跟你讲，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冷哦。 <laughs> 今天台北呢，最低温只有十三度，然后最高温是十五度。我今天羽绒衣一直穿着都没有脱下来。 <laughs> 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啊，要提醒大家，虽然要跨年了，要过四天的连续假期了，但是呢，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保暖，千万不要感冒喽。尤其最近我身边的朋友得到的都是 A 型流感呢，对不对？ 是吗？你吧？你你身边你身边没人感冒是不是？因为 <laughs> 因为东北的属性不一样，感冒都是看感染科去的， <laughs> 或者家庭医学科。啊，那我们在天牛当中呢，要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有关于乳癌病友啊，啊，要聊到的是有关于补钙的这个概念啊，要请杜世新医师呢特别来跟听众朋友稍微的聊一下，呃，为什么乳癌的病友也要特别的留意骨质疏松的问题呢？嗯，因为乳癌的。 病友他在治疗的乳癌过程里面，嗯，由于他的药物的治疗的种类，嗯，很多种类的药物都会导致他女性荷尔蒙的流失，嗯，尤其我们知道，七成的乳癌是因为女性荷尔蒙的过量，嗯，导致他癌细胞的生长增生，嗯，所以刻意的去把女性荷尔蒙降到。 最低的浓度是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嗯，可是我们知道，当你把你腺尔蒙降到体内很低的浓度之下。 啊，大家都知道，自然的停经之后，衍生的问题就是骨质的流失。也就是很多停经期、更年期的呃妇女，其实她都会面临到的是骨质迅速流失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本来就是女性遇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她的女性荷尔蒙就会自然的流失掉。但乳癌的病友不一样，她是因为治疗的需要而。 必须要让她的女性荷尔蒙往下降。那这个时候，她一边在治疗，另外一边就要面临到的是骨质疏松提早来到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要特别小心。那哪些像我们在乳癌帮他做化学治疗，那大家都知道，啊，往往是很年轻的比较需要化学治疗。可是年轻的时候，女性和我们卵巢的机能又很强，那你化学治疗之后，有相当高的比例就把卵巢机能抑制住了，所以她的女性荷尔蒙就掉下来。嗯。 那有时候呢，我们又怕他，希望他夜间不要再回来，来得到更好的疾病，不要复发，嗯，所以就会用所谓的停经针，嗯，那停经针基本上就是让你卵巢不再产生多量的女性荷尔，这是指在治疗期间而已，对，那有时候呢，可是你要知道，乳癌现在的长期存活率这么好，主要是很多的病人是可以应用荷尔蒙疗法，嗯，那。 在荷尔蒙疗法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把体内的女性荷尔蒙压到相当低，嗯，所以这些药物的长期使用，尤其荷尔蒙疗法至少都是五年起跳，嗯，甚至用到五年以上到十年都都有人在主张。那这么长久的把女性荷尔蒙压到很低，嗯，主要是怕癌症的复发以及远处转移的悲剧，嗯，可是相对的，嗯，有达到你的呃。 就是疾病的控制的目的，可是对于我们自然生态、一些生理机能该有的女性荷尔蒙，就提早的它的浓度的的的的减低。当然，相对的这些副作用，我们就要去小心。嗯，所以在乳癌的病人呢，在一边治疗达到你很健康的生命之外呢，是这些因为你治疗过程所衍生的骨质疏松的副作用，嗯，是要非常的去注意、去拿捏、嗯，监测它。 防止它发生，甚至一旦发生，一定要想办法用药物去控制它的恶化。嗯，不然我们都知道，不止乳癌的病人，嗯，药物会导致骨松。正常的停经之后的女性呢，由于自然的现象，嗯，也会导致骨松。那大家也知道，哦，骨质疏松好像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 他在临床上可能会产生一些很严重的后遗症，对不对？对，像你有没有听过你的家人年纪年迈、年老？我家人没有啊。对，不是朋友亲朋常常听到这样的的事件呢？ <laughs> 哎，不小心啊撞了一下，跌倒了，在一室一滑倒，哎。 就骨折了。嗯，你想人体有这么脆弱吗？那当然，常常他的是他所衍生导致的问题，是他原先的骨质密度就已经极度的疏松的人，他就比较容易脆弱性的骨折。这边其实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哦。第一个概念呢，杜世新医师呢是在跟听众朋友聊到说，很多时候在癌症的治疗上面呢，他必须要两全相害取其。 轻对， <laughs>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呢，呃，当然是以治疗癌症、先挽救生命为主。那避免癌症的呃转发、呃呃转移，或者是避免癌症的复发，这个是绝对是第一重要的，因为你绝对要先保住生命的本嘛。那并不是说我们说骨质疏松就不重要了，而是跟癌症相比较起来，骨质疏松就变成是一个第二顺位了，它是一个必然会产生的副作用。但是我们如何让这个副作用减轻到最低，就是。 呃，所有的治疗乳癌的医生们也都会去替病人着想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概念大家要听清楚哦，不要说啊，哎，骨质疏松，那我不要治疗。就很像有一些化疗病人，现在不会了啦。但以前电视剧里面会有演那种化疗的病人，会说啊，我不要那个掉头发，不要恶心呕吐，然后体重暴瘦，那那外表多难看呐。然后我绝对不要去治疗。 <laughs> 当然，现在的化疗没有这样子了哈，但是就是为呃，为了避免这些副作用，他就会。 就是说，心生害怕，不愿意去治疗癌症，那其实这是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绝对绝对是挽救生命是第一优先的哈。好，那第二个概念呢，就是刚刚都市新医师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骨质疏松要特别留意呢？因为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骨质疏松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流失的，而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你已经骨质疏松了？搞不好是一个呃，现在大家照相都很流行跳起来比一个耶嘛，对不对？或者是那个腿劈开开的，让在空中飞，要这样子。但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太轻易做这个动作了，因为我真的曾经有个朋友的妈妈做完了这个跳起来的动作之后，一下子掉下来的时候卡 e 问，然后就坐蹲坐在地上了。这一坐就惨了，还是肋骨啊。 断掉了， <laughs> 对，可是你你想想看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断掉呢？当然是因为有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产生。所以刚刚医生在讲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深有所感。而且其实医生可以从临床上面的一些数据来告诉我们说，骨质疏松其实容易导致更大的并发症，比如说呃骨折啦、置换人跟髋关节，甚至卧床而导致死亡率的增加，对不对？没有错，嗯，因为有发生骨质疏松导致骨折的，嗯，的生命的存活率一定是。 比健康人差很多的，嗯，这个就是说你要去注意它，不要等它发生了以后再来想办法弥补它。嗯，那。 什么叫骨质疏松？其实，在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骨质疏松是一种因为骨骼质量减少，嗯，或者是骨密度的降低，嗯，导致你骨折的整个结构发生破坏性的疾病，嗯，那这一整个骨骼的密度下降之后，当然很容易导致骨骼的脆弱，容易骨折，嗯，那它呃。 衍生的一骨折之后行动不自由，生活起居卧床，那当然卧床久了又是又是尿路感染，然后又是褥疮等等的变化症跟着来。所以一个人只要不能动卧床的话，他的生命一起一定是差的。而且听说有那种什么躺床一个礼拜，他的肌肉流失量就会非常的大了。是，你要想想看哦，躺在床上哦，才一个礼拜时间而已，但是你完全不动，不能下床，不能运动的话，那个。 肌肉萎缩量是非常非常快的，是，所以运动很重要。运动不止可以说，妈，你搞我狂，我怎么运动？ <laughs> 不会啦看四维身材就知道有在适度的运动。我跟你讲，我这些都是幌子。我上 <laughs> 我上我哎，我上这个星期我去台北田径场了，运动跑步的时候，是我这一年多来第一次跑步。跑完步的时候呢，那个旁边的陌生人看着我说：“哎，你体格不错啊，你应该常常跑步哈。” 假象， <laughs> 我们只是看起来人高马大而已，但是事实上运动神经完全不行。那各位听众都听到思维那么甜美的声音，其实他的长相也很甜。哎，这是 <laughs> 真的，真的， <laughs> 我还是很幸福，每个月可以来这边看思维，跟谢谢友聊聊天啊，是开玩笑的啦。但是骨质疏松的确是因为呃无形当中的流失，或者是说因为荷尔蒙，因为呃停经期。 女性荷尔蒙的减少，甚至因为老化所引起的，甚至是一些药物也都会引起骨质疏松或者某些疾病，比如你糖尿病，比如你甲状腺疾病，糖尿病会引起骨质疏松，是为什么？因为这些它本来对荷尔蒙的。 本身的骨骼密度会去影响它的，因为一个身体的不管什么电解质啊、糖值啊、后钙质啊，都会去影响到你全身的系统的结果。所以刚开始你以为骨质疏松不会有症状，当然刚开始你没有任何感觉，可是，一旦严重，你的骨骼身高会。 会降低，然后你会变得弯腰驼背，你又变成没办法负重，肌肉无力。所以运动为什么重要？运动不止可以降低乳癌的复发，保持好的身材，不要过度肥胖，因为肥胖也会导致心脏血管疾病啦、高血压啦，哦，或者是乳癌等等的。所以这些运动可以降低肥胖之外，运动可以防止骨质流失。嗯。 运动可以防止骨质流失，增强肌肉的的的的张力，增加肌肉的的强度，所以我们才会说运动为何这么样的重要嘛，对不对？哈，哎，另外有一些人呢，则是因为呃， <laughs> 我自己心虚，像我很爱喝咖啡， <laughs> 我同事们都知道。 <laughs> 然后呢，呃，有一些人是又抽烟又喝酒，以及喝茶，这些也都会造成骨质疏松的部分。所以这些饮食习惯，我们要不只要。 正常的运动之外， <laughs> 呃，要避免一些生活习性上的的导致骨质疏松，所以要鼓励运动。嗯，但是不要太嗜食、烟酒、咖啡。 高度的长期的浓茶，嗯，因为这些都是刺激性物质，带增加代谢力的上升，嗯，那我们骨质像某些疾病，像刚才所讲的甲状腺，为什么会导致骨质疏松？嗯，因为它一旦亢进之后，身体整个所有的代谢力上升，包括骨骼的转换力就跟着上升，骨骼一旦转换力就表示骨骼生成以及破坏速度加速了，是，所以最。 后你会导致骨质流失现象跑出来，嗯，所以这一些饮食的生活习惯，其实也是我们可以避免骨质疏松。当然，有的人都不避免，那怎么办呢？那只好用药物来治疗啊，可以防止你不防止，你一直摧残它，嗯，先天你可以保护你不保护，那你只好用后天痛苦一点，每天来吃药片嘛，嗯，来吃钙片，嗯，来吃维他命 D，嗯，那另外一个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你可以用。 晒太阳，嗯，晒太阳每天只要晒足够十五分钟的太阳，等于你一天吃了十颗的维他命 D 水，嗯，十五分钟多省钱呐， <laughs> 免费的，这是一种人体的力能。 <laughs> 但今天好像没什么太阳可以晒的样子，今天真的好冷啊！ <laughs> 好，所以呢，呃，比如说呢，呃，刚刚医生所讲的这些方法都是呃可以有效的来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假设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就真的只能够使用药物了啦。 哈，那这边有一些的数据呢，呃，也可以，呃，这边有一些的这个呃数字呢，呃，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哦。事实上呢，如果你要知道自己到底是否有骨质疏松没有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些检测，而这些检测出来的数值都可以给你做参考。没错，骨质疏松要做什么样的检测呢？嗯，常常你去菜市场买菜就被拉到去做骨质疏松，嗯，像那种。 呃，比较简易的，呃，叫做呃，什么电量超音波骨密仪，嗯，就是一个一个脚踏板的超音波，你把足。 逐步放进去，它就会分析你的骨质密度，用超音波来算密度。嗯，不过这个很简单，所以我说你去菜市场或者筛检站找。跳公嘿，工，黑，嘿，跳黑嘿不准呢。 <laughs> 我还没讲就被你讲答案了。 <laughs> 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我我必须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也我也是因为我下午在医疗基金会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说，其实像这种只是呃单单一局部的去测量骨质疏松度的，其实对。 方便而已，对，它只是方便，但是它的准确度不是那么的高。对，其实最高最好的一个方法，其实还是到你到正规的大医院或健检中心去，是躺在一个类似像呃。 呃，电磁振造影，哎，不对不对不对，电脑电脑核磁共，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到我看到， <laughs> 我做过了，像核磁共振那样子，就是呃，你帮你做全身扫描的那样子的一个部分，那个叫做双能量 S 光吸收仪，嗯，好，有时候我们看英文就叫写着 DXA DEXA 啊。 它这个部分呢，比较好的一个部分是可以帮你呃侦测，比如说你的髋关节、你的脊椎，甚至你的呃颈椎、你的手腕的部分。手腕部分是，对对对，你讲桡骨不狼在你里对了。手腕部分在， <laughs> 因为我比较讲的是比较医学名词， <laughs> 我觉得桡骨。 <laughs> 要讲大家听得懂啊， <laughs> 手手腕、手腕的部分，这些比较容易骨折的地方哈。所以呃，这个侦测出来之后的数据，大家要怎么样来看呢？医生是这个侦测出来的试剂呢，其实有两种数据，一个叫做 T 值，嗯，一个称为 G 值，嗯，我们先讲 T 值好了。好，常常你智慧花钱去做一个骨密度双能量的 X 光吸收仪，你当然要智慧一千多块，嗯，你检测。 一个部位就是一个计价，检测两个部位就是两个计价，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哎。是，但是我们普遍是检测你的腰部以及胯关节、股骨。嗯，那有时候啊，手腕部分我已经知道的是手腕部分的骨头， <laughs> 也也是我们常测试的密度的的地方。嗯，那这种它会跟三十岁的。 正常年轻的骨骼的最佳巅峰状态的平均密度来做比值，是比对三十岁的年轻的骨密度，嗯，那出来一个数值，嗯，就是叫做 T 值，嗯，所以它的数值也是，普通你会看到啊，它有一个比值出来，什么负一啊，负二点五，那我们就说，哎，大于负一就是正常，嗯，啊，小于负二点五就是骨质疏松，嗯。 借以负一以负二点五这个区间就叫做骨质流失。有人是正的吗？正的就是表示大于负一的意思，就是好的，就是好的意思。比如说有一啊二啊那样子，跟健对，跟健康的年轻比值，三十岁来讲是跟他雷同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T 值。哦，但是这个适用年龄层是用在停经以后的女性，或者是五十岁以上的男人。嗯，哦，你就是用。 年纪大的去比年轻的意思，好，好，这个是叫做所谓的 S 光定向仪、双 S 光吸收仪的一个 T 值。那那像哎，那你说五十岁以上，那我今天四十岁，我要我要去比谁呢？嗯，四十岁就是比同年龄的同才，嗯，比四十岁那个比值呢，跟同才的年龄叫做逆值，嗯，所以这种逆值呢，他就把它抓到呃叫做负二，好，大于负二。 或者是小于负二，嗯，那小于负二就是比同年龄的预期值差的意思，嗯，那大于负二就是比同年龄的平均值好。通常我们是看 T 值多或 G 值多，因为这样 T 值多。 啊，那那这样讲梯子就好了，因为大家容易弄混掉。那讲梯子，梯子就可以，因为你两个其实大家都搞不太清楚，你只要讲一个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概念还是让各位稍微知道说有两种，解释起来太复杂了，有点小复杂。对，讲梯子就可以。所以我们停经之后常常去做的，你所看到的是梯子。嗯，但是。 他报告同时也会给你机子的参考了，不过没关系，重点还是看梯子就好，没有错，嗯，因为它适用于年纪大一点，停经之后，哦，这个就是说你有没有流失呢？你有没有疏松？就是利用这个。 这 s 方法的双能量 X 光吸收仪来作为判读的标准，所以说这种准确性比较高，但是相对它比较没有像菜市场那种简易那么简便，它毕竟要到大医院去，然后你也要付检查费，不像超音波比较便宜。 嗯，这个是他临床上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缺失点。好，所以呃，如果当我们检测出来说我们是正常的骨质，那当然就是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我们是介于呃危险值，甚至已经确定是骨质疏松的话，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法，或者是赶快补充的方法呢？嗯，当然呢，刚才就是说你从自己多运动、多晒太阳，饮食上你也可以。 帮助自己多摄取一些含钙成分的饮食，嗯，哦，比如说牛奶，对不对？嗯，或者是呃高钙的食品，小鱼干呐，豆类食品呐，深色蔬菜呀，哦，这是饮食上。那另外，你也可以补充一点微量的钙片，嗯，因为但是大家常常存在一个错误的概念，说哎，一天的钙身体要一千两百毫克，那我一个钙片才只有。 四百到五百，我每天就一定要吃两颗三颗才够，这是不对的。那是单药物的剂量，我们不是每天整靠只靠药物，我们还有靠运动，我们靠晒太阳，我们还要靠饮食，对不对？所以那个是辅助你达到一天的标准量。但是我我觉得常常一般人有一个。 错误的概念说，嗯，大家医医界都说，医生都说每天要一千二所以我一天每天要吃到一千的剂量的钙片，不是这样。你除了吃药以外，你总是有饮食的来源嘛？嗯，所以吃钙片也是一种防止它流失。另外一个，我们从材料上去增加，我们也可以从原因上去减轻。因为所谓骨质流失，就是因为你的我们其实骨骼是。 长出来跟破坏掉是保持一个平衡状态。如果你今天破坏的很厉害，你当然就容易流失。那什么叫破坏的很厉害？就是破骨细胞的活性太高。嗯，现在有药物可以导致这些破坏骨细胞的细胞的活性降低。嗯，哦，所以有这些除了钙片以外的一些一些药物。 哦，常用的叫做双磷酸盐类。我想讲这个大家听不懂，但是讲那个氟善美，你大概就听到了。哦，这种要口服的或者打针剂的，都可以降低这些让你骨质破坏很厉害细胞的活性。哎，它的治疗的效果好不好？我倒是蛮好奇的。它这一种哦，你要在。 还没有产生之前来治疗，它的防止效果很好。嗯，如果你一旦产生严重的话，嗯，你要把它拉回到健康，那是很难的。哎呦，你就防止它恶化为主要目标了。嗯，所以说治疗要在。 防范胜于治疗，其实从骨子也是这样。嗯，我们能够防范，尽量从饮食、生活习性上，嗯，好来防范，真的不得了，没没办法再用药物。那药物当然就是补充材料，补充钙。那为了让钙钙吸收的更好，就要补充维他命 D 水力嗯，好配合 D 水力的使用。那如果说药片之外呢，那么我们就防止它。 破骨细胞的活力，就用一些双磷酸盐类或者最新的最新的所谓单株抗体的生物制剂，嗯，是一种防止破骨细胞活性的一种人类合成的一种生物制剂，嗯，这个。 非常的有效，非常的有效，而且副作用，呃，也不会说比传统的双磷酸盐来更更严重。我想这是药物的衍生的进步。是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聊到的是有关于乳癌的治疗啊，呃，讲到的是有关于在乳癌的治疗过程当中，可能免不了会面临到的是有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其实不只是乳癌的病人会有骨质疏松的风险，正常一般的病人呢，也有可能会面临骨质疏松的风险。比如说，呃，像我有一个朋友。 的妈妈呢，她就是因为有红斑性囊腔的关系，也就是过敏免疫风湿系统方面的疾病，所以她免不了因为那个系统攻击的关系，就造成她骨质疏松。她因为她一直吃类固醇，那没办法， <laughs> 真的是很辛苦，那真的是一个很大药物会导致骨质疏松。对，可是这个你到底是要选择保命，还是要选择骨质疏松呢？当然，第一件事情你一定是要选选择这个保命是最重要的啦，哈。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了，要好好的去呃。 留意，在这个乳癌的治疗当中，虽然会有骨质疏松的副作用，但是呢，是有很好的方式可以来提早的预防，甚至来治疗的。呃，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参考了。在最新公布的二零一六年的国人十大癌症当中呢，男女生综合起来啊，乳癌的发生率依旧是第三名。 男女生，男女生合起来是第三名， <laughs> 但是女生是第一名啊！哈， <laughs> 男生也非常少，男生非常少。 <laughs> 那发生的第一名呢是大肠癌嘛，大家常听到的；第二名是肺癌，第三名是呃乳癌的部分。所以呃，讲到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我们好像常常在讲到乳癌，你好像觉得说呃似乎是有点点这个事不关己，或者是觉得说好像会觉得好像离自己的距离很遥远，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好好的去注意有关于癌症的防范啊哈。这个最新的数据呢？ 再次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根据二零一六年最新的罹患癌症的资料呢，平均呢每四分五十八秒不到五分钟哦，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而且癌症的时钟呢快转了两秒左右，而其中呢，呃。 第一名的癌症发生率呢是大肠癌，第二名是肺癌，第三名是女性的乳癌，第四名呢是常见的国病肝癌，第五名呢是口腔癌，第六名是肾腺癌，第七名是甲状腺癌，第八名是胃癌，第九名是皮肤癌，而第十名是食道癌。这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laughs>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四分，欢迎回到《名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因为在乳癌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啊。也顺便的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呢，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呢，要呃提早的预防，差不多几岁之后就开始要做检查啦。停经之后，或者是五十岁五十岁之后嘛主任？ 院长，院长，停经之后，其实呃，我们要知道，首先你要去知道哪一些人就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嗯，那当然跟年龄有关系。嗯，性别有关系。嗯，跟体重有关系。嗯，女性比男性更会骨质疏松。嗯，那你要小心骨质疏松很明显的年龄层就是女性要大六十五岁，嗯，男性七十岁，嗯，这个时候你应该已经。 要检测，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身材是瘦小的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啊，没问题。温 <laughs> 修多家，我们又高又壮又肥，不会有这个问题。你是说那种又又又轻又瘦又娇小的，反而要比较注意骨质疏松啊？不运动，少运动，钙质摄取不良，抽烟、抽喝酒哦，还有，就像你刚才所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啊，过敏免疫风湿科疾病的朋友们，或者是甲状腺机能亢进，嗯，或者是因为甲状腺来长期在吃甲状腺和荷尔蒙，嗯，那因为都故意提升它的量，让体内造成营造一个癌细胞不再回来的环境，嗯，那这种甲状腺素的过度使用。 就增加你的新陈代谢力，增加你的骨骼的流失力，嗯，就容易导致骨质疏松。了解。那有的人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乳癌的病人，很需要长期五年以上的女性荷尔蒙的使用，尤其是芳香环转化酶。嗯，它这一种会从你停经之后，嗯，让你储的卵巢没有机能。 自然的酶机能之外，嗯，连我们身体周边所产生的女性荷尔蒙也把它阻断掉，嗯，那当然就让女性荷尔蒙掉到极低的浓度，是，所以啊，平均用了五年的芳香环转化酶，有百分之六到七的病人会导致骨质密度的的的严重的流失，了解，所以药物的使用。 嗯，也是一个导致骨质疏松的问题。好，这也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啊，来留来留意。我们这边呢，要来先来准备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我们的欢音专线呢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听众朋友呢，任何有关于乳癌或者是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呃，询问杜世新医师。尤其呢，这个乳癌的呃发生哦，真的是在台湾呢，女性是癌症的第一名啊，胜过于任何你常常听。 过的呃，大肠癌、肺癌或者是肝癌，所以女生朋友真的要多多的注意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呃，要来请教一下那个医生呢？呃，因为呢，我有一个同事，他也是乳癌的患者。那他就那天的时候就有说啊，他觉得庆幸，只好自己生的是两个都是儿子，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好像似乎这遗传的因素就比较不会影响到他的小孩。是否遗传的因素在乳癌当中，占很 重要的一部分呢，这个这个等你等会来回答好了。我们先来接吴小姐电话，吴小姐你好，啊您好，不好意思，我想请问，啊主持人好，那个杜女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呃，我本身有骨松，可是我才五十七岁，嗯，很年轻啊，对我五十七岁，可是我验出来是。 负负三诶，嗯，就是那个 T 值是负三。那我想，我之前有有吃那个大豆异黄酮跟那个呃钙片，然后好像有提升上去一点。那可是我想请问，是大豆异黄酮会引起乳癌吗？嗯，好，谢谢你，谢谢。对，呃，大豆异黄酮它有。 类女性荷尔蒙的临床的缓解停经症候群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并不是非常的效益非常的明显的。该是指物性荷尔蒙？是，嗯。但是它在整个医学文献上，它并不会增加乳癌的罹患率。嗯。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使用你的大豆异黄酮来缓解你的停经症候群的症状的稍微缓解。嗯。所以你不用担心。 嗯，但是吃大豆异黄酮不能治疗骨质疏松哦， <laughs> 这是两件事情，因为你那个负三就是已经到到达标准值了。刚才我你讲负二点五以下就是骨质疏松了，嗯，你就要治疗。所以这是不是建议吴小姐要积极的赶快先用药治疗来做介入呢？她在这种程度，她吃了除了。 生活起居、饮食、运动、晒太阳之外，它着实需要药物的帮忙。嗯，那药物的帮忙一定要从钙片，嗯，维他命 D，甚至加上刚才我所讲的抑制破骨细胞活性的药物，嗯，就是双磷酸盐类，或者是叫做呃 Rank e r 的抑制剂，一种生物的合成制剂，嗯，来抑制破骨细胞的活力，嗯，这个都要。 同时的使用，你才有办法防止它更恶化。因为如果你更一直疏松有时候你真的很容易导致呃肌肉无力，没有办法负重。嗯，然后太严重的人甚至会驼背，嗯，他身高会降低。嗯，那当然。 最不好的就是容易碰撞就骨折，嗯嗯，所以还是要去小心它。好，这是嗯回复吴小姐的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持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王小姐你好，哎，是我吗？是的，没错，请说。刚刚我听医生说哈，嘿。呃，罹患甲状腺 cancer，呃，吃甲状腺那个素的人哈，很容易骨松。嗯，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患者，那我已经快呃已经有三十年的这个病史了。 嗯，那请问医生，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我还是这个甲状腺素要怎么样子来调整？是什么？怎么样？OK，好，谢谢你，谢谢。因为你甲状腺素哦、会把它吃在一个压低你身体内甲状腺素极低的浓度，这样子就是营造一个甲状腺癌细胞啊不容易再复发转移的。 的一个呃，临床上的药物的使用，嗯，所以甲状腺癌的病人如果是属于复发高危险族群的病人，医生一定会给你用甲状腺荷尔蒙，而且这个用量不是让你保持在补充正常的甲状腺机能而已，嗯，它是刻意的提高它的浓度，然后降低它的甲促素，这个刺激癌细胞生长的因子。 那这样子长期的用之下呢，你体内的甲状腺素浓度上升拉起来，就是增加的新陈代谢力，增加了骨松的机会。嗯，那你说，那我吃了三十年，我到底有没有？ 那我们如何来断定你有没有骨松？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了，我们就是你去做一个双能量 X 光吸收仪的检测。嗯，也就是躺在一个床上，像病床的床上，然后上面会有一个扫描机，这样子扫描你的全身。嗯，是。那你出来就会得到一个 T 值或者 G 值，你就知道了。尤其你这种年龄，你就是思维刚才一直讲的，那我们就讲单纯一点。 看梯子。嗯，那刚才上个 c o i n 的小姐也讲了，她的梯子是负三，是，是表示她要去做双能量的 X 光吸收仪，对，所以你只要去接受这样的检测，你就知道你目前的骨质的流失与否，是健康的密度呢，流失的状态还是疏松，那在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 应用策略。嗯，如果你很健康的话，你就保持运动、晒太阳就够了。嗯，如果你极度的严重，甚至是疏松，你就要用一些药物。嗯，加上生活饮食，加上破骨细胞抑制剂。嗯，如果介于中间。 虽然素值还蛮漂亮的，介于中间稍微流失，可是你有一些增加它未来变成疏松的一些危险因子，比如说你有家族性的骨质疏松的家族史，比如你有用在使用类固醇者，你有在用使用荷尔蒙抑制剂者，嗯，那你当然你已经数值虽然在中等度的流失的状态，你还是要考虑用一些药物或者是呃抑制破骨细胞，就是。 再没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有一些危险因子存在你身上，你的防范方法还是要如同严重者这么积极。OK 哈，这是回复你的问题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您可以持续的扣印进来，呃，询问任何有关于乳癌方面的相关问题。呃，回复到我刚刚最前面的时候，询问杜世新医师的话题哦，也就是说，呃，是不是对于呃乳癌而言，遗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 基因啊，是不是这件事情特别容易在女性身上，呃，导致得到乳癌的因素呢？嗯，乳癌的得病因是，嗯，其实癌症得病因素就是一个遗传因素是占的一部分，乳癌占的百分，所有的乳癌里面是因为遗传导致的乳癌是百分之五到十，嗯，也就是说最多一层十分之一是。 九成跟你的遗传基因没有关系，那为什么在台湾发生率这么高？因为现在这跟你的环境的铺路以及你的筛检习惯都有关系。嗯，现在台湾人太年轻的他就有自然危机意识，然后我们常常在呼吁，所以他可能在二十几岁就开始来做乳房的检查。嗯。 因为他常听到，哎，台湾的女性最多就是癌症啊，很多周遭朋友就是因为乳癌而夺走健康生命，所以他有警觉性，他就提早来筛检。嗯，那在国外的乳癌在年轻是属于少见的，他们像美国的乳癌，它的高峰期是在六十五岁、七十岁左右，嗯，所以他们觉得他们的乳癌的的的整个的年龄层都是拉得很高，不像我们在这边动不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常常听到，那这样子你当然。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他就会一直积极的检查。这个积极的年轻检查，当然也会导致年轻乳癌发生率的上升。嗯，另外一个就是环境因素。嗯，你塑化剂的大量铺路，这个跟女性和我们相关的癌症会增加它的罹患率。那所推的就是呃，女性的呃子宫内膜、卵巢癌等的。那在另外一个就是乳癌，嗯，那是环境因素。嗯，另外一个会导致癌症还有。 就是一些不必要的外在环境的铺路，比如戴奥辛的过度吸入嗯，哦，比如呃一些致癌素的的的的的的铺路，嗯，哦，那比如辐射线，嗯。 啊，你过度的辐射线暴露，大家也知道，一定会导致一些细胞的分化脱序的。也就是说，环境因素还是要列为考虑，不是只有遗传。嗯，生活饮食也是一种一种可以保护你。很多人一直啊不运动，然后喜欢酗酒。嗯，喜欢酗酒的时候呢，导致你肝脏对于这些该有的荷尔蒙的处理代谢。 的能力就不好，嗯，那么也会导致这些因为女性荷尔蒙的堆积导致的一些乳癌，嗯，所以其实讲癌症，其实是除了先天基因那个是你没办法避免，还有一些外在的外来的诱因的刺激，嗯，所以环境因素你也要去小心，你不要整天暴露在塑化剂的使用的环境的习性，你不要整天在抽烟喝酒，你们不要整天。 都说我很年轻，我不用睡觉，我每天睡三个小时就可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人毕竟还是人。好，我们现在接杨小姐电话。杨小姐，你好。啊，你好，是啊，不好意思，主持人好。嗯，那个啊，师好，请问一下，就是我想请问那个检验的那个刚刚讲的那个什么仪器？嗯，请问它会有误差吗？因为我曾经呃，就是呃，去验的时候，呃，一年一呃，三年多前我去验。 然后之后隔了一年多再去验，结果增加了呃大概呃增加了大概零点，呃五左右。可是后来我隔了一年多再去验，结果就变成了 <laughs> 又又变成负七，就整整一年多就负七这样子。负七呀七。 负七啊，负零点七，负零点七， <laughs> 对对对对就变成负 <laughs> 一年多啊，那个骨质密度负零点七这样子。所以想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会流失那么快？还是说它仪器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差值这样？所以你是从正的零点五变成负的零点七，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我我的意思是。 呃，就是三年多前，然后然后呃有验过一次，然后隔了呃大概两年多前又验了一次，然后就那个呃骨质密度增加了零点五，然后隔呃呃今年再去验，就变成又变成负了零，又又又少了零点七。 哦，OK，好，所以中间的差距是一点二的意思就对了，对，差距很大哦，对对对，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好，谢谢你，谢谢。呃，我们先请杨小姐挂断电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广告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回回答，再来回答您的问题。 现在时间十一点五十分，欢迎回到《明阳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各种有关于乳癌方面的相关问题。哇，讲到有关于乳癌方面呢，这个我我发现呢，大家真的都非常的呃有认真的去做一些的检查，骨质疏松也有啊。那刚刚杨小姐呢所问的那个检查上面的误差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请杜世新医师来帮忙做个回答呢？嗯，其实这些就是好。 好像我们去做血糖的测试，或者说我们癌症的病人常常会做一些嗯癌症相关蛋白质的检测。那你会发觉，你会发觉，哎，你每次去测试，包括你一个月里面你去做两次，它的数值会波动。不过这个波动是合理的，它有一个波动的合理性，但是它总不会说你今天今天来做骨密度是大负一。 后天三天之后来做骨密度是小于负二点五，嗯，这种差距就你要小心，这个可能就是有检验上的差误。那检验为什么会有误差的的差别？或者说我我在 A 鉴检中心昨天的骨密是正常，我在 B 鉴检中心一个礼拜之后不肯不能接受。 那你一定要小心，这个绝对不是你的骨子的几天的变化，一定是仪器的设备问题。嗯，因为任何仪器就是仪器，仪器有它的敏感性，也有不同品牌的准确性。不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完全一样的价格。所以，它的品质、它的它的寿命、它的准确性，我不敢说仪器都是千篇一律、精准不会错误的，不会。但是，你要抓那个趋势。 但是你不需要在那个数值上做文章，比如说，哦，我们癌肿瘤指标以小于五是正常，那大于五是异常，那么你看到五点一跟四点九，你就在那边糟糕了，一个是红字，一个是绿字，嗯，一个是正常的颜色，那你就为了这些显微的数字，你在那边把自己弄到很惊慌、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毕竟它这。 每个它都有一个合理的误差值，嗯，你不要在数值上太刻意的看着数字来影响你的安全感，嗯，好，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的检查它的漏点大致上说，哎，你是属于在流失，那么你在流失的数值，呃，负一到负二点五之间，它并没有。 两极向的偏差很大，你就不要太担心它。嗯，好，但但是我还是回答你，我不能说机器不会有错。嗯，啊，但是你可以看它的倾向。嗯，你可以再比一下。好，OK，呃，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的是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你好。苏伟，你好，医师好。你好，请说。我我是快七十岁了，我那天去检测那个脚后跟哦，骨质密度负二二点五哦。嘿。 是不是需要吃那个辐射梅啊？利息，我有吃那个钙片呢。你是不是？你你是不是躺着的那一种对不对，你是不是只检测脚后跟而已的？对对。哦，好了解。好，我有吃。我有吃后门跟那个，呃，柠檬酸钙。 没有吃男性荷尔蒙，对对对对。哦，OK，好，好，好，谢谢。所以这位先生他所讲的脚后跟，就是说我们把脚放在定量超音波骨密仪啦，它是一种比较简易的筛检呐，主它只供你初步的筛检，但是它的缺点我们讲的很清楚，它不够精准，所以它的数值呢，你最好还是要经过双能量 X 光吸收仪的确认，嗯，因为。 你还是呃用比较精密的、准确性的呃仪器来侦测你，你才能决定说你确不确实是不是呃小于负二点五。嗯。真的，如果是小于负二点五，那么你确实可以考虑用氟酸、呃氟呃氟善美这种双磷酸盐类的防止破骨细胞活性的的的药物的使用，同时要加上钙片跟维他命 B。嗯。那记得。 运动、晒太阳、饮食，嗯，三方面都还是去小心差。但是我们不要一个想法说啊，我有我有吃福善美，防止骨细胞的活性就可以的，其实不对。嗯，你用的这么积极的方法，你最基本的防范方法，包括钙片、饮食的增加钙的摄取，你还是要要去弥补它。嗯，而不是说我只要。 一种方法，我好像我已经做了，我心理上也感觉有安全感就可以了，是不要。尤其我们在做骨质的的防范或者治疗过程，不要擅自的停药，擅自的停药，或者是擅自的改变剂量。嗯，其实你应该就找你信任的，或者是对你诶比较了解你的体质的医生，哎，来再。 定期的帮你把关，给你一个意见啊，还是听医生专专业医生的意见是比较对你健康有利的。OK，哈啊，这是回复你的。我们节目呢，大概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我想请医生呢来最后的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我想今天我们聊到了骨质疏松跟乳癌的部分，但是其实重点应该还是放在乳癌了哈。要请医生再次提醒大家了，乳癌的有哪一些的这个危险因素，请大家一定要避开好吗？嗯嗯，就是生活起居，嗯哦。 饮食，嗯，饮食不要喜欢吃高脂肪类的西式，长期的西式，嗯，然后要多运动，嗯，多运动，避免。所以不能吃太多咸酥鸡、炸鸡、汉堡、牛排。 <laughs> 你看我一背我都背得出来，然后也不能吃太多高糖的东西吧，对不对？酒精，所以增高酒精的食入的摄入，那个啤酒啊、whisky 呀， <laughs> 还有不要长期的使用非医师处方使用的女性荷尔蒙。 你现和我们，比如说，比如说你停经症候前很不舒服，嗯，所以你吃的你性和我们的药片，嗯，那你的停经症候前的那些不舒服的症状就缓解，嗯，但是。 你就长期一直吃，吃个它五年、十年。可是这个有没有得到医师的许可？要还是要让医生看过，才知道有没有增加。所以要在医生的处方之下来用这些荷尔蒙药物的使用。嗯，是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啦，哈。在根据最新的二零一六年的癌症统计当中呢，女性的乳癌，女性的癌症第一名依旧是乳癌，而在整体的排行榜当中呢，则是第三名啊。我们希望这样的排行榜的发生率是可以逐年的下降，死亡率也是可以下降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跟。 要重视乳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谢谢杜世新医师，谢谢，好，谢谢。